课文一，在休息室。我的照相机被谁拿走了？怎么找不到了？你再找找，是不是没带来？我找了，没找到啊。别难过，再买一个吧。公司东门外不就有一个大商场吗？但是我这个月信用卡里的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。生词。 照相机，背，难过，东，信用卡。